课文二，在蛋糕店。别吃了，你已经吃了三块蛋糕了。这是最后一块。你总是吃甜的东西，会越吃越胖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变胖。为什么？我们家的人都很瘦，吃不胖。生词：最后。 放心，一定。